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生活。名扬扣专业医师线上听诊，让你与健康零距离。 现在时间十一点十二分，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名扬课》节目，我是诗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位医师呢，好开心哦！我刚已经很久没听到“芝兰口香糖”这几个字了。邀请到的是国泰综合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医师早安。呃，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好了，今天我们不是要聊口香糖，今天我们是要聊有关于心脏科方面的疾病啊。好，在呃心。 脏那一科呢，尤其是在秋冬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是，哎，抽烟是不是也是造成心肌梗塞的高危险群呢？啊，我们知道抽烟容易导致肺癌，然后呢，呃，我们也知道说，诶，这个比如说高胆固醇啊、高血压啦，都比较容易会造成心肌梗塞。那 抽烟这件事情跟心脏之间的关联性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不可以请医师帮我们来说明一下？呃，对，嗯，谢谢主持人哈，这个这个可以叫我师伟就好。了。 <laughs> 是是， <laughs> 对对，私下聊天是都比较比较 casual 啦， <laughs> 有时候讲话会比较慎。没问题，没问题。我小高，加点严肃点哦，我心脏会漏跳一拍。 <laughs> 对啊，就是呃，一般大家都会呃着重在所谓的三高——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然后这三个的确是心血管疾病的高高危险因子了。嗯，那事实上大家很容易忽略的就是抽烟。嗯，那事实上在我们心脏科来讲，抽烟它的危险性几乎可以等同于三高 <gasps> 哦。所以，对，我们常常说四大危险因子就是三高加抽烟，是一样严重的意思吗？对对对对，还有维他命。呃，原则上，它我们有。 就是因一些呃研究统计啦，是有抽烟的人比起没有抽烟的人，他心血管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心肌梗塞、心绞痛这些事情发生的机会是增加两到四倍。嗯，那原因的话，其实呃一些研究发现，可能比较跟香烟中的尼古丁有关呐。嗯。 哦，尼古丁这个东西它是属于一种神经兴奋剂，它、会让心跳加速。嗯，那心跳加速久了之后，血压上升，会造成一些血管的变化。哦，对。那另外一方面，尼古丁也有可能会造成血液比较容易粘稠，流动比较慢。嗯。那这两个原因，就是说一个让血管壁变差，一个是让血流变慢。嗯。这两个原因都有可能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哎，我曾经听过一篇，呃，不是听过，我曾经看过一篇相关的报道哦。我们有时候都会说，哦，这个。 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或者是说啊，那个屋主的时阵哈，来楼梯，哎，楼梯不是楼梯间， <laughs> 叫结婚呢哈。 <laughs> 那好像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但是我曾经看过美国的一篇这个医学的报道，上面写说，其实抽烟这件事情并不会让人呃。 呃，减少忧郁反而有可能会增加忧郁的可能性，甚至是增加身体的负担，因为这些有害物质，比如说包含你刚刚讲到的，呃，会让心跳加速，会让血液变得浓稠，血流速度变慢，这其实对于心脏或对于我们的整体的情绪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 都不是一件好事，是不是？对，长期的这种神经兴奋剂过度使用，其实就是短期内可能会让你觉得比较嗨、比较兴奋，但是长期来讲，就是我讲的这个心跳加速久了之后，血压会跟着上升。血压上升之后，那个血管壁都会慢慢的受到呃破坏，就有点像高血压的情况一样。嗯，所以其实长期来讲，对身体，尤其是心血管来讲是不好的。嗯，那人家会觉得吸烟比较放松，是因为短期有一些就是让你比较亢奋的效果，嗯、所以你可能。 短期间就是暂时会觉得哎还蛮蛮舒服的，但长期来讲当然还是呃这个坏处比较多。嗯，好啊，所以在心脏科医师而言，是不是如果说您真的是有呃心肌梗塞的高危险群，你已经有三高的问题等等之类的话。 戒烟应该是立即性的必要动作吧？对，其实其实不只是有心血管疾病，其实只要呃这个抽烟来讲，我们都是不建议。呃，比起喝酒，很多人会拿抽烟跟喝酒比较。嗯，那喝酒其实某种程度上，尤其是红酒的话，每天每天一点点的红酒，其实它是有一点抗氧化的效果。嗯，哦，所以酒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喝。嗯，但是相对来讲，烟是我们建议完全都不要。嗯，哦，烟它几乎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几乎都是带来身体比较。 负面的这个反应，所以烟大概是我们都会建议病人，如果有有这个抽烟习惯，尽量都是不要比较好。嗯，哎，那请教一下医师哦，在我们讲到这个抽烟对身体的危害的时候，很多的。 呃，人可能就会说啊，我不假婚呐。不过我的这个同事，我的老公哈，我的诶老婆比较少一点啦哈。就是大家都有抽烟，那我只是闻二手烟，甚至有时候我是到一些 K T V 去、饭店去是二手烟、三手烟了，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吗？ 其实有一些少部分研究研究发现说，还是有可能会增加。嗯，就是得长期处在一些二手烟或三手烟的环境来讲的话，嗯，它空气飘散的一些残存尼古丁，还是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刚讲的一些血管的变化。嗯，哦，所以这个还是有可能的。嗯，啊，所以尽量是在一个无烟的环境是最好的，对不对？我今天念到一则新闻是，呃，台北市政府将在明年起，在台北市的公车亭，只要是有那个亭哈等候公车的地方，那都。 都是属于禁烟的场所，你不能在那边抽烟。如果抽烟的话要罚款。可是那个如果只有公车站牌没有那个停的，目前还是可以抽烟，但是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说呃，不管是政府或者是说越来越多的团体都很重视烟害的这件事情。最重要、最直接的其实都是为了我们自己好，不要影响到我们心脏的健康嘛，哈。你自己有在临床上面看过老烟枪然后心肌梗塞的很严重的吗？呃。 对，就是最近刚好有碰过几个哈，这个。 怎么讲？就是他们说算是年轻的，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刚提到心肌梗塞四大危险因子：三高加抽烟。对，那其实年轻人族群相对来讲，三高的问题相对比较少，哦，不像你说七八十岁几乎可能多少都有一点。嗯，那我最近碰过两个，一个三十几岁，一个四十出头的哈，都是心肌梗塞的，就血管完全塞死的。嗯，那其实他们三高的状况都不严重。嗯，啊，但是一个共同点都是抽烟的。哎呦，所以所以其实抽烟的危害，就像就回到我们刚一开始讲，它其实不亚于三高的。 的危害，哦，那所以你说三十岁、四十岁他们都还算年轻，可是如果他们从十几岁、二十几岁就抽烟，其实也抽了大概二十年，哦，那所以所以这。 这也是长期使用者啊，对不对？对对对对，所以抽烟还是蛮，还是对血管的破坏是不能小看。嗯，好，所以这个年轻族群的朋友也要特别的小心跟留意。阿一心呢，讲到我们讲到这个抽烟之后，我接下来想要聊到的是有关于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因为呢，这个我们都会统称为呃叫做高血脂症嘛，哈，里面有呃胆固醇又有三酸甘油脂，但是你知道到底是？ 三酸甘油脂会引起心肌梗塞，还是胆固醇会引起心肌梗塞？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搞不清楚，想说，哎，我这两个都是越低越好吗？ <laughs> 还是是说这两个当中有一类要特别的留意？嗯，原则上来讲，哈，这个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太高，其实都还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嗯，那如果呃在里面这个讲危险性最高的就是胆固醇里面的所谓的。 快密度胆固醇，对，低密度胆固醇就是，呃，我们都要血脂，那血脂有像主持人讲的这个三酸甘油脂、胆固醇，那胆固醇里面又分好的跟坏的，嗯，所以其实很多种，嗯，那目前来讲的话，最最明显跟心血管疾病有有相关的，就是好的胆固醇跟坏的胆固醇，嗯，好的好的胆固醇越低越容易发生，嗯，那越高越有保护的效果。 那反过来，坏的胆固醇越高，越容易发生心血管疾病。那越低的话，是代表相对来讲是血管是越 OK 的。哎，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要这个降低胆固醇，也不是一律都降到最低，越低越好。你是应该要让好的高一些，然后让坏的低一些，对不对？对对。哎，这很难呢。你怎么？对。 <laughs> 你怎么在控制胆固醇的时候，控制好的高一些，然后坏的低一些？这有什么方法？你们都会怎么建议？其实，呃，这个。 一般来讲，像好的胆固醇的提升，哈，当然有一些药物有帮忙，但其实生活作息上。 定时的运动，嗯，那吃一些比较呃这个我们讲比较健康的油脂类的，就是一些植物性的油脂，其实是可以提升好的胆固醇。植物性的油脂哦，你是说类似橄榄油这样的东西吗？对对对对对。比较好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对。哦，了解。那反过来说，那个低密度胆固醇的话，当然就是减少一些动物性的油脂，然后一样定时的运动，嗯，哦，这个大概都是有好处的，嗯，那如果真的是低密度胆固醇，有些人是。 因为呃遗传的因子啦，就是你怎么样？有些人说我已经吃的很清淡了，但是就是降不下来。嗯，那某种程度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药物。嗯，目前来讲，很多这个降胆固醇的药物，其实对低密度胆固醇的效果都非常明显。哦，所以所以这个方面大概是是可以靠药物做一个帮忙。好，这里我就要请教医生了，因为我身边真的不乏很多年轻的朋友。我所谓的年轻，可能是。 跟我一样，撒咋归回啦！我们都会觉得心肌梗塞好像离我们很远。可是呢，像这样的男生女生有蛮多哦，他其实都比我瘦，诶就是很明显一看就知道是个很苗条的瘦子。但是呢，他的胆固醇都在一个危险的边缘。那他也说，他也吃的就是很清淡。然后呢，呃，几乎蛮多都是有遗传的因素。可是这么年轻的人，他不觉得他需要吃药来控制胆固醇，尽管那个已经在，比如说标准如果是两百，他可能是一一九或两百零一讲他都 觉得他不需要吃药，可是也没看到他们在运动。那像这些年轻族群，是不是要特别小心？尤其是遗传因素的。对，这个就是变成说，呃呃，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的程度需要吃药，或者是怎么样程度，我们可以建议他先先不用吃药。好，一般来讲的话，哈，就是说。 我们会看它的危险因子，嗯，就是说，当你这个病人，你除了胆固醇之外的危险因子很多，譬如说，你除了胆固醇高，你还有血糖的问题，还有高血压，又在抽烟，年纪又大，等等的，嗯，那当你这个这么多危险因子，就代表你的心血管风险比较高，嗯，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希望你的胆固醇越低越好，嗯，好，所以。 呃，而且这边要提，就是我们目前心脏科来看的话，比较着重是所谓的坏的胆固醇。嗯，就像我们刚提的，总胆固醇高，其实并不代表说一定是坏的胆固醇高。嗯，有些人他其实好的胆固醇很高。嗯，所以加总起来，他的胆固醇也是会上升。嗯，哦，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不一定说是不好的事情。嗯，所以我们如果单纯看坏的胆固醇，比较能够知道到底它的。 这个高低是不是真的有意义？比比较有意义的其实是判断坏的胆固醇的部分，对，因为它越高就是越不好，就不用我们想说有些人总胆固醇高，可是其实里面大部分是好的，那其实这样反而是好的事情。哦，对，所以我们就是单纯看坏的胆固醇。嗯，那就回到我刚刚那个例子，如果那个病人他的本身的风险很高，嗯，那坏的胆固醇目前目前所有医院的标准值大概一百三左右，嗯，但是如果像刚刚那个高风险的先生的话，我们可能会希望他至至少要降到一百以下，嗯，哦，甚至有些国外研究认为。 像这种高风险的，应该降到七十以下。嗯，我不能单纯看那个一百三就是正常。哦，那反过来说，如果是一个年轻人，他本身呃其他什么问题都没有，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也没有抽烟哈，人也没有不舒服，嗯，单纯就是胆固醇高。有的时候他虽然标准是一百三，有时候我们甚至到一百六，甚至有些人一百七，我们都会建议说，你可能先饮食运动一阵子看看，嗯，看看能不能把它降下来。嗯，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因人而异啦。 还是最主要是要看那个里面的坏胆固醇的比例来定，对不对？对，然后再加上你的危险因子。哦，你的危险因子越高的人的话，我们越不能容忍他到很高的程，那个坏胆固醇到很高的程度。嗯，那如果你危险因子很少的，也许我们可以容忍你这个比标准高一点点，我们都还可以再观察。哎，现在那个四十岁政府所提供的成人健检里面，它检验的项目有包含胆固醇的这一项，但是它有专门帮你验出坏胆固醇吗？ 呃。 嗯，应该是有的地方有验呐，啊，这个我就不是很确定。好，那没关，没关系。最最重要的就是你，如果你拿到报告的时候，请你不要记得只看总胆固醇的这个数字而已，一定要去看坏胆固醇。对，因为这个部分是否有超标，是否超过那个比例，其实才是医师真正关心的重点。对，对，好，那一第一阶段来最后面呢，我想请陈冠任医师呢，再跟听众朋友来呃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哦，就是很多人都很担心的是说。 诶，到底我心肌梗塞如果有可能出现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事先可以知道吗？我想这是很多人都很关注的话题。嗯嗯，原则上心肌梗塞哈，最呃最鲜明的症状还是急性的胸痛、胸闷。嗯，哦，那这个胸闷、胸痛的话，其实有除了最典型，我们讲胸口的部分不舒服之外，其实有一部分人会觉得不只是胸口哦，就是它可能延伸到肩膀或者是下巴或者是手臂等等。但那个胸口应该都是心脏所在的左胸，对不对？ 呃，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因为其实心脏哈，呃，它并不是完全在左边，它应该说是中间偏左。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心脏的闷痛，其实有时候人家讲是中间，嗯，正中间，因为其实我们心脏并不是那么完全的左边。哦，对，所以其实是中间偏左，所以有时候你感觉起来是整个胸口在闷，你很难定位到底是。 中间左边右边，嗯，对，它是一个广泛性的的不舒服，嗯，哦，这个是最典型的表现，嗯，那有时候会转移到肩膀啊、下巴啦，哦，或者是背后啊，嗯，哦，这个都都是它最常见的表现，嗯，那通常是突然发生，而且没办法缓解，就是说有些人是休息一下会好，那通常心肌梗塞疼痛是你休息都不会好，而且越来越严重，嗯，甚至严重到说你一直痛到一直冒汗，嗯，哦，一直冒汗，甚至人快要昏倒，嗯，哦，这种严重的疼痛。 大概就会比较像，就赶快要去急诊了，对不对？现在急诊的医师应该都有相当的经验，会去判断这是不是心肌梗塞，还是只是一般的呃腰酸背痛的问题而已。对，原则上哈，现在呃，因为我们国家对心血管疾病的重视啦，现在只要是你你主主诉，你在医院的主诉哈，主要的不舒服就是说胸闷胸痛，大概各各地医院的急诊室医师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之内会马上帮你做心电图啊。 做了心电图之后，如果的确是有很明显的心肌梗塞的变化，就会马上联络当当院的心脏科医师。心电图就看得出来吗？ 有些很严重的哦，心肌梗塞其实里面也分很多种不同的 type，不同的类型。嗯，那其中最严重的一型就是心电图就看得出来的。嗯，啊，那种的话只要一发现确定有的话，就是马上联络心脏科医师，嗯、要马上进行血管的疏通打通。我们讲心导管的手术。在我的想象当中，我觉得有症状还能够让你到医院去挂急诊，应该都还算幸运的，对不对？是不是有更多人都是一直接发作，马上就昏厥过去就？ 很危急的状态了。心肌梗塞这个病哈，目前统计了各各个地方，包括国外的研究统计，平均大概每四个发生有一个可能来不及到医院就死掉了，嗯、就是死亡率大概接近两成到三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嗯你看像最近几年很多像这个茂博，像前阵子郭郭金发先生，对对对，哦这个这个龙翔， <laughs> 很多马兆俊先生，很多很多都是突发然后就就就结束了。嗯，所以他其实是死亡率很高的病。现在很少有病说是。 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会会救不回来，嗯，哦，所以所以有时候我跟病人解释啊，有时候比较呃。 呃，开玩笑的跟他解释啊，就是说，你看我们去看感冒去急诊，你可能等一个小时，医生不见得会来看你。对啊。可是你如果是胸痛、心肌梗塞去，你五分钟之内，所有急诊你看到的医护人员都是围在你身边的，有的打针，有的给你做心电图，我就说你，你说你这是很严重，哦，他就会吓到。因为有些人比较皮的，他会觉得说，我看一看，我想回家了。嗯。对我就跟他说，你这个不能回家，你这个是很严重的病。 OK，好，所以呃，顺带回来也要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哦，就是有一些人呢去做了呃健康检查，结果发现自己似乎有心肌梗塞，那这时候呢就会想说，哎，那我到底需不需要来做？那可能有些人梗塞的程度很严重，有些人不严重，那大家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做心导管手术？我是不是一定要放支架？我们这个问题先稍微休息一下，等我回来的时候请教陈冠仁医师。 现在时间十一点三十二分，欢迎回到《明安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国泰综合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到了有关于心肌梗塞。我刚刚提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因为金价周在朗的们哈，呃，现在很多人呢他都愿意花大钱去做呃电电脑电脑断层嘛，什么两两百几千，两百五十六或六百四十千这些，对对对对对，然后。 不是哦，哈，差不多的话两两万多块，差不多，对对，他也愿意做，但做出来之后呢，结果就不是他能接受的了，哈， <laughs> 堵塞了百分之五十，堵塞了百分之七十，或者是说，呃，堵塞了百分之三十之类的，哈。 你要叫他吃药，他或许会觉得啊，心不甘情不愿的接受。可是如果你说，诶你这个可能要做心导管手术或者是放支架，呃，很多人就会犹豫了。有些人会觉得说，诶这侵入性手术好吗？会不会有风险？那另外呢，还有一派，我相信是多数人，他是属于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不愿意，因为他觉得。 哦，惊哈！然后这会不会有什么风险？我年纪又这么大了，可不可？难道不可以就只有吃药吗？ <laughs> 但是他又，对对对，跟医生可能会告诉他说，哦，你这已经不是不不只是吃药能控制的，这句话对吗？不只是吃药能控制的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心心心导管手术，以及到底现在做心导管手术、做心脏支架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呃，这这个问题哈，应该第一个先看就是说，呃，检查结果有问题，但是你有没有不舒服？嗯，哦，先看你有没有症状。嗯，哦，如果说你是完全没有症状，人好好去做，那他告诉你有问题的话，其实这种情况下可以，可能可以讨论呐。嗯，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明显症状，呃，如果你对这个心导管手术还是有疑虑，我们可以先开一些药物，哦，就是减缓这个血管硬化的，然后一些可能或一些狭心症的药，这些哦，就是医生会帮你调配一些，可能让他。 进化呃变差比较慢的，就是说你血管已经狭窄的问题是不会好的。哎哎，重点来了，如果我已经堵塞了百分之三十，对，我不会退回到百分之十，对对对，或五吗？对对，原则上是不会的，因为它就已经累积在墙壁上了，它就是呃，也是我们讲就像雪山隧道一样，像隧道一样里面卡了你 石头跟这个砖块，你雪路过不去，你一定要用一些方法，就像我们讲气球或支架方法，就是把它石头搬开，这条路才会通。所以没一种。 那白衣工秦惠楼诶，没有，有啦，就是那种什么吃了之后可以让你的血管壁的那些呃粘渣啊有的没的东西可以清干净。没有这些，大概都我们现在能比较呃心脏科比较常开，像一些阿司匹林、保酸通或者是一些狭心症的药，这都是预防预防再发生新的，就是说更严重的阻塞。但是你已经形成的阻塞，没有办法靠这些药恢复到呃原本的状况。好，心脏科医师告诉你的真相，这些药物。 只能够帮助你不要再增加心肌堵塞的比率了，但是已经堵塞了，不可能降低，不可能恢复。对，哈，所以回归就是刚刚提的，就是你有没有症状？假如你没有症状，就代表说你虽然堵塞，可是也许哦，就是有其他的地方有这个供应。就这边要提，就是说我们心脏有三条血管呐，嗯，哦，三条血管那。 原则上，每一条血管管它自己的部分，哦，有一条是管前面的，一条管后面，一条管下面等等，哦，这三条不同的区块。嗯，那也许你有一条塞住了，但是它也许是。 缓慢的塞，就是每年、今年、累月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像这种缓慢的塞住的时候呢，身体自己会有一个反应机制，嗯，就是它会感应到说，哎，你前面这条血管慢慢在堵塞了，嗯，那可是前面的这些这些细胞们，他们不能因为这样就没有没有血液供应，对呀，所以心脏会很聪明，我们人体其实很聪明，它会从另外两条血管慢慢去长一些，我们讲。 这个侧支循环，新生血管啊，对他会去跑去支援原本不应该他支援的地方哦。哦，就是有时候我也是我我其实我蛮喜欢一些口语的比喻啊，比如说你我们台湾嘛哈，这个这个三高跟一高两个都是往南的道路，对，假如你一高塞住的话，你走三高还是可以通，嗯，对你还是可以通这种概念呐。所以有些人他虽然是缓慢的血管阻塞，可是他没有症状，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的他这个。 塞住的地方，在另外一条血管的支援下，其实还算 OK，嗯，所以它没有症状，嗯，哦，所以如果你是这种情况，你没有症状，血管的确有塞的话，啊，你也对心导管这个的方法比较疑虑的话，嗯，通常医生都会先建议你先吃药观察看看，嗯。 那反过来说，如果你是很明显的症状，就说你检查也有问题，那你也的确是因为这个狭窄的问题，你常常就觉得胸闷不舒服。嗯，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就会比较强烈建议说，你可能要马上做一些处理。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出现症状，是医师判断很重要的标准，对不对？对对。哦，如果你有出现症状，同时你有堵塞，有有说要堵塞到多少吗？要百分之五十以上才能。一般我们这个在血心血管处理来讲，是以七十 percent，就是说你狭窄七十 percent 以上， 代表代表大概有有意义的狭窄，哦，大概就是需要处理的状况，嗯，对。哎，可是医生有一种状况是，我我以癌症来讲好了，有一些癌症呢，它肿瘤不大，很小，可是它很恶性，嗯，而且它长的位置可能很不好，对，所以就变成说它的危及生命的风险很高啊，心脏堵塞、不集中打击哈，其实也是会有，嗯，哦，所以其实如果你那个狭窄的情况，我们刚讲是有症状跟没症状嘛，哈，没有讨论说。 报告的部分，嗯，那假如说报告的部分，就是像主持人讲，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狭窄，嗯，哦，像我们心脏科也有一个，呃，也有一些就是像刚刚主持人提的，就是有些很严重的部分，像左主干，哦，就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血管，如果它狭窄比率很高，可是你没有症状的话。 这种情况，我们还是会建议说，你可能要做一个心导管，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么严重，那需不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处理？嗯，对。呃，这边所讲的心导管就是进去看一下左主干是不是真的堵塞的这么严重。可是如果真的这么严重，因为你已经进去了嘛，那个心导管已经进去是侵入性的，是直接就放支架了吗？呃，看情况，就是说，呃，呃，这边再跟大家解释一下，所谓的心导管哈，并不并不完全等同于所谓的支架跟气球。 心导管是一个是一个检查的手呃一个检查或一个手术的名称。嗯，我们只要就是呃我们从手或从脚的血管打针，放一条细细长长的管子到心脏去看到底哪里塞住。嗯，这个过程就叫心导管。嗯，哦，那除非说心导管的检查发现说血管真的有阻塞。嗯，第二阶段的心导管才是说我们用气球或支架的方式去处理。嗯，哦，所以。 单纯心导管它其实有两层的意义，第一层是先确定血管是不是有塞，嗯，因为不管是电脑断层，不管是核磁扫描，这些这些我们讲初步的检查，它都还是有一些可能误差的可能性。哎，可真有趣咯，因为比如说我们去做大肠镜，我们常常在做大肠镜检查的时候，呃，医生就会事先跟你讲说，哦，如果我有看到息肉，我觉得有必要切除的话，我在做大肠镜，我就顺便切除，我要需要你有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要签个同意书什么之类的哈。啊，心导管有，马西。 这冷干嘛是做片没？没有，我们就会同一次。同一次，那你也是事先会先询问病患的同意嘛？对对，我们就会事先我们都会先跟他讲说我们会去做。那做到一半，如果去如果血管没有问题，就当然就没事就结束了，也不用放支架什么的。但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可能要用气球，可能用支架。那那那这个可能要他们选择是哪一种支架等等。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整件事情之前，包含的。 只做诊断，或者是要放支架，这全部的事情都会先解释清楚。嗯，哦，所以。 同意书也是有两份，然后就是有放支架的同意书，但事实上有些人其实最后是不需要的，但是还是会先请他签啊。这个概念有点像你刚讲，就是说他要切息有可能会先签，但不一定有签到，而不一定会切到的意思一样。嗯，因因为其实这对医生来讲省事，对病人来讲少了体力上的负担了哈。对。可是问题是，很多的这个心肌梗塞的好发的危险群是处于高年龄层的，比如说郭敬发先生。 应我们我不记得他几岁，应该毛应该差不多毛六七十吧，哈，六十有有对对对，像这种呃老人家就会觉得说，嗯， <laughs> 我的年纪，我的体力啊，我还有很多其他慢性病呢，阿内干赫。呃，原则上我觉得大家就是比较担心的，因为心导管毕竟是侵入性的，小手我们讲小手术然后它并不是开大刀，但是他的确是在这个手腕或呃手膝部有一个伤口。 那这其实心导管这个手术发展了大概三十几年，其实它的它的目前来讲，它安全性已经比之前高很多了。啊，那当然不可否认，心导管这件事情，它还是因为毕竟在心脏里面处理。它是全身麻醉吗？没有，局部麻醉。局部麻醉，就是说你人都清醒的，你只有打针的地方是是麻麻的。所以我你做的过程中，我可以跟你讲话，可以知道你的反应这样子。那病人看得到那个影像吗？因为通常，嗯哼哼，那个。 医呃医生或护士会拿出一个影像板出来跟家属做解释，对那病人在里面如果只是局部麻醉的话，病人可以看得到医生告诉他说，哎，这里阻塞了。原则上是可以，但是因为他是躺着的，所以可能角度他看不清楚。原则上是可以，因为他人是清醒的。嗯。对对对，酷哦 <laughs> <laughs> 对，很酷。那么这更好了，因为可以让医病关系沟通更加的顺畅。对我们通常就有我们碰过几个就是比较紧张的，然后说你干脆喉喉啊捆皮后啊，我们。 卖垮，卖花灾。但是对，但是我们都会说，因为我们需要病人的反应。嗯。因为有时候如果你做过程中，像我刚提到，还是有一些风险。嗯。哦，虽然说现在技术很进步，但是还是有可能，毕竟在心脏里面，有时候可能血管破裂，哦，是甚至有时候出现一些这个状况，血管血压会突然掉，人会突然意识丧失，这有可能的。因为毕竟在心脏里面处理。嗯。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病人的状况，他如果。 如果病人这个原本人很清楚，跟你聊天就突然一半不讲话了，嗯，也许是出了什么事情，嗯，我们必须要知道你的反应。如果你全部麻醉之后，我们就不知道到底你是你是被我们麻醉了，还是说发生什么事情，嗯嗯嗯。所以其实我们都会跟他说，我们需要你清楚啊，你有什么不舒服，你要赶快跟我讲。嗯。好，那回到我们刚讲的风险性，你说已经发展了三十几年了，所以不需要太担心。原则上，它还是有它的风险呐，就是说。 呃，最严重的风险当然是还是有可能造成心脏的破裂、血管的破裂哦，造成一些这个突然的休克哦，心律不整，甚至有些人甚至因为做心导管做到突然猝死也有可能，这个机会其实都在。嗯，但是。 目前来讲，以现在心导管手术来讲，这些加一加可能不到百分之一。我曾经看过我朋友的爸爸，他是呃住院了之后，本来要做心导管手术，结果因为感染了肺炎，他是等到肺炎都治疗好、控制之后，医生火速的赶快趁他状况稳定帮他做心导管，做完的隔天马上就恢复到普通病房，没几天就出院了耶。对，所以其实心导管手术，呃，并。 我们都我们医，其实我们在做医疗行为的时候，都会把最严重的讲清楚。像我们刚刚讲，甚至死亡、猝死，这都会发生。嗯。但是，总的来讲，一个人一百个人里面，可能不会一个两个。嗯。哦，那那有些人说这个还是高，那我是觉得，我我有时候我会跟他提啦，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哦，医病是可以讨论，但是如果单纯就这个风险性来讲话，嗯。呃，我说也我我有时候都会用一些简单，我说你看新闻报道，有些人坐在家里看电视，外面的车子也会撞进来。 对啊，所以对郭金发先生也没有想过是在他最喜欢的舞台上面，他正最开心的表演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遗憾事情。就是说，我们的风险是存在任何环境，是的，是的，任何事情都会造成风险。那如果做这件事情，而且是医疗行为，风险有九成九是安全的，我觉得是可以处理的啦，值得一试的啦。至少是医生的看法是这样。嗯，对对对对。在呃心脏内科。 的医师发展了心导管的手术之后，呃，这三十几年来，几乎大家对于心导管手术、对于支架、对于气球扩张术都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了。这是不是也在你们的临床统计上面大幅的拯救了有心肌严重心肌梗塞危机的病患？对不对？对，这几乎是现在每个心脏内科医师拢尾要做的手术。 呃，大部分，大部分，几乎几乎都会的哈。好，呃，这也是跟听众朋友呢来做一点分享。好，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时间十一点四十八分，欢迎回到《名央课节目现场，我是施伟，我们要扣印喽，又 <laughs> 一打电话进来了扣印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哦，打电话进来请教国泰综合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各种有关于心肌梗塞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心脏内科方面的问题，不管是呃心导管手术，或者是气球扩张术，还是有关于放这个各式。 各样不同的支架，还有有一些呢是有关于这个用药方面等等的问题哦，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当然还有更多的朋友是属于心律不整的哈， <laughs> 这也是很，这应该是心脏科里面比心肌梗塞还要更大中的吧？对不对？都是蛮大的这个族群，族群哈，哈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刘小姐你好，啊啊，嗯，请说，是呃，两位好，我是心房纤维颤动，嗯。 那我心跳是快，嗯，嗯，然后医生给我开的是卡肯，嗯，然后是普全达，嗯，嗯，嗯，我现在吃这两个药呢，是暂时就还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的话，我心跳还算是稳稳定。嗯嗯。那我吃了以后，我有时候量血压，我每天量，那是六十几，这个脉搏六十几，算不算很低？嗯。还有一个问题。 就说我请教医生，我需不需要招调节器？嗯嗯嗯，这种心房颤动啊。OK，好。 好，谢谢你。我们让医生回答刘小姐，刘小姐，嗯嗯，医生，对，嗯，那刘小姐讲这个所谓心房颤动，其实也是这几年心脏科一个很很被重视的议题是。因为呃心律不整非常多种，那心房颤动又是里面呃相当重要的一种。为什么？因为心房颤动这种心律不整，它造成中风的机会比起一般的正常的心跳的人来讲是高五倍。嗯。哦，所以所以刚刚刘小姐有提到她吃两个药哈，一个康肯，康肯是呃针对心律不整哈，那另外一个普酸普酸应该叫普。 普酸打了哈，他说普全达其实应该是普酸达这个药哈，这个药就是所谓的抗凝血药。嗯，哦，抗凝血药为什么在这个心房颤动的病人需要使用？就是因为它中风机会高，吃一些抗凝血药，低剂量的抗凝血药可以预防你中风的发生，减少中风发生的机会。嗯，哦，所以这两个药，我想针对这个心房颤动是很合适的药。嗯，那回到他第一个问题，他说心跳六十下是太慢哈？会吗？因为呃，因为。 哎，刘小姐，这个病人是心房颤动，心房颤动它的特色就是忽快忽慢，哦，所以有时候很快，有时候很慢，所以你说单一下子跳到六十下是不是太慢？其实很难讲，因为也有可能他等一下要跳到一一一百多八九十下，嗯，哦，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一个长时间去判断，哦，就是说不是单纯一次六十几下就是很慢，嗯，那如果单纯六十下其实也不算太慢，一般来讲我们担心的是说如果低于四十下，低于五十下。 那种真的太慢的情况下，就会比较小心。嗯，那这个也连牵连到他第二个问题，需不需要放心率调节器？对，通常来讲啊，心房颤动到到比较后期哈，就是说，如果你药物控制都不不好的话，是有可能要放心房呃心率调节器，这是有可能的。嗯，那只是说到什么程度需要放的话，就是医师会帮你评估。就是当你药物控制不好的时候，对。好，啊，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你好，哎，是你好，请说。 这个我我想请教一下哈，我爸爸今年已经六十哎八十六岁了。嗯嗯，他之前去检查核磁共振，对，那他的那个颈动脉，嗯嗯，颈动脉有阻塞，而且也也蛮严重的哈。是，那现在下一次医生他的意思是说，是我我们是是考虑说，是不是要放支架？是是，那放支架以目前来讲的话，哈，它的危险性多高？后续的保养，因为我之前网络看过哈，对。 那个那个放放颈动脉支架，嗯，颈动脉支架现在好像比较少人放，而且它后续的保养，嗯，后续的保养哦，是可能要比较特别注意。嗯，颈动脉的支架这是心脏内科吗？ 呃，其实颈动脉支架哈，这个呃，我们心脏内科也有处理。那其实这个没有限于，就是有些医院是放射科医师处理，或者呃心脏科医师。哦。那其实我们心脏科也有在涉猎这一块。那呃，颈动脉支架的确哈，跟心脏支架来讲比较不一样。颈动脉支架相对来讲，它风险还会比心脏高更高一点点。为什么？哦，因为。 呃，因为颈动为什么要作为颈动脉的支狭窄？因为颈动脉它这个血管它是连通心脏到脑的，嗯，那颈动脉狭窄的人就容易发生反复的性的中风，因为你血上不去，血上不去，瞬间脑没有血流的话，它就会就会类似这个中风的症状，缺氧的症状，嗯，那所以，我们呃放颈动脉支架是希望预防它之后发生的中风，但是在放的过程，因为我们放支架的过程都一定要用气球撑。 然后用放支架的过程要该是有撑，那你撑的瞬间其实也是等于把它塞住，那个瞬间是血是不通的，嗯，所以有些人在那个瞬间的时候有可能会产生类似中风的症状，嗯，哦，所以颈动脉狭窄放支架的过程，有些人放到一半会突然手麻脚麻，嗯，类似中风的症状，甚至有些人比较严重的就不会恢复了，反而因为放支架的导致的中风，这个几率还是存在，甚至会比我们刚讲这个心脏的支架的危险性百分之一更高。 有统计大概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有可能会发生中风的情形，所以通常来讲，就像刘先生讲，目前做颈动脉支架的医院不多，因为它风险的确相对比较高。那所以我觉得我会建议说，你可能还是要做一些完整的术前评估哦，那跟医生讨论。那另外就是术后血压的控制也非常重要，血压太高太低都有可能在导导致新的中风。所以这个我想都需要。 仔细的评估，然后讨论才能做最后的决定，是不是要做这件事情？嗯，好，啊，所以这个还是要跟医生呃做一些详细的评估状况啦，因为光看呃光只有电话当中的描述，其实还是是是不很难 给你一个很正确的答案，我只能说这个手术它的风险的确比心脏风险还要高，不管是术前术后。对，快速的一个问题，颈动脉狭窄的原因跟心脏血管狭窄的原因是赶快的吗？类似，就是一样，还是胆固醇、高血压这些常见的原因。哦，对对对对。好，郭小姐你好，郭小姐你好你好，两位好，好你好。我想请教的就是。 我那个做做过了两一百年，跟那个今年的十月底呢，我做做了那个 CT 哈，就二五六切的那个。对对，前一年是二五六切，第二第二次我不少知道。是。啊啊，做过了，结果呢？ 是第第一次的时候就很不好了，血管就就很快的通知我说你自己随便去哪里做都可以。嗯。啊，可是我这一次做的呢，就情况好了。嗯。情况好转好，可是我的钙化的情形呢？对。上次是两百零三点多少啊？这一次呢是五百五百零五百零五百出头的啦。嗯。那我想要问医生的就是这种钙化的情况要用什么？要用怎么样来治疗它？好，OK，谢谢。 谢谢。嗯啊，这个其实就回到我们刚提的哈，就是说你血管已经发生钙化，或者是我们讲一些周状的动脉硬化，就是已经有累积一些呃，不管是杂质或者是钙化的物质在血管壁上。原则上，你单纯吃药是没办法让它完全消除的，所以它只会越来越高。像你之前是两百多，这是五百多，它只会越来越增加。那你说血管看起来好像变好，其实这个也很难讲，因为电脑断层它虽然很很准确。 但是毕竟它还是有一些误差。怎么说误差？当你钙化积分越高的时候，因为钙化在呃电脑断层显影是亮白色，它可能会掩盖掉附近血管的状况，它会有一个我们讲这个阴影的情况。所以说，呃，有些时候还要以你的症状为主。哦，如果你还是觉得胸口闷不舒服的话，而且你钙化积分的确五百多算蛮高的，我可能还是会建议说，如果你有不舒服，还是要做个心导管检查。嗯。哦，那你呃。 呃呃，这个郭小姐问题说有没有什么药物可以让它减少？我觉得目前来讲是没有那么明显有效的药了。当然，呃，阿司匹林可以减少它在继续恶化的速度，可以减少它这钙化或者是硬化的速度，但是。 已经产生的大概没有办法，因为吃药让它改善。嗯，好，啊，医师，时间剩下最后一分钟了，我想请你快速的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心肌梗塞，如果真的发作的话，四个当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会呃失去了性命。对，那最重要的防范的关键是什么？因为等到发作，莫三艾虎啊，对，所以 <laughs> 还没有发作之前。 对，最重要就是三高的控制，然后有抽烟的人不要抽烟，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你本身已经发生过心肌梗塞或者心绞痛的事情的的人的话，一定要定期回诊，然后定期服药。 哦，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规律性的服药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虽然不能够让血管呢呃不堵塞了，但是至少它不要防止它再恶化哈。对。这点很重要。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的谢谢国泰综合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非常感谢陈医师。哎，谢谢师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